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二十九集。云梦涵很快追上去，想把孩子从小离手里接过来，然而小离从小在山村中长大，年轻活力，跑步极快。 而云梦涵流产后体虚，竟然过了许久才在路口追上小离。 <laughs> 小离，别胡闹！云梦涵沉着脸，劈手把孩子从小离手里抢过来。他不需要去见大祭司，我回去了。哎！小离没有防备，被云梦涵的动作推了一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他不解地看着云梦涵问。 你为什么不想让大祭司见他？大祭司先前都是给云梦涵看病，并没有仔细探过孩子的脉搏。云梦涵也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，反正就是不想让大祭司知道这件事儿。云梦涵知道小离是好意，他刚才推小离时手太重了。云梦涵正想要说什么，村口外忽然传来一阵杂乱，许多人往村口跑。小离疑惑不解。 他赶紧拉住一个人问：“啊，怎么了？暗河被人发现，有人寻着暗河找过来了。”被小黎拉住的那个婶子匆忙对小黎说：“你阿婆已经被人送回家了，你也要赶紧回去，千万别去前面凑热闹，外面有大祭司挡着，你安生躲在家里，不要出门。”婶婶说完就又往前面跑去了。 小黎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，大人越不让他去，他越蠢蠢欲动。云梦涵听到有人寻着暗河找过来，心中一动，暗河，莫非就是我掉下去的那条河？外面的人是叶成玉吗？云梦涵忽然站不住了，他想去村口看看，可是手里还抱着孩子。 他不敢让这个孩子暴露在大祭司的视线下。小黎看出了云梦涵的想法，小黎就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，将孩子托付给他们，自己拉着云梦涵去前面看热闹。他们这个村子与世隔绝，夜不闭户，左邻右舍都和一家人一样，时常相互帮着看孩子、看财产。小黎把孩子托付给邻居，十分放心。 云梦寒也悄悄松了口气。他们两人快速跑到村外，此刻村口已经围了许多人。云梦寒小心翼翼地挤进去，一抬头，整个人愣住了。身边的小黎也完全呆住了，她瞪大眼睛，喃喃地说：“他们是谁啊？怎么长得这么好看？”为首的那个男子，白衣胜雪，身姿如玉。 和小黎见过的所有男子都不一样，他身边站着另一位白衣女子。小黎看到他，一下子就想起祭祀仪式上他们祭拜的女娲娘娘神像。虽然长相并不一样，可是给人的感觉如出一辙。他们旁边还站着一个精致的红衣男子，一个华贵端方的工装女子，以及一个浓眉大眼的威武男子。 他们一行人各有各的特色，但是相貌气质都极其出众，站在河边宛如风景线。风姿最吸引人的那个白衣男子率先说话：“在下林清霄中山家主。我并不欲打扰贵乡清静。但是最近有一个很危险的封印流入你们村中，只要找到封印，我们即刻离开。”大祭司严阵以待，在村外。 一道结界横亘中间，将整个村子笼罩。这是女娲留下来的结界，可以抵挡一切外来攻击，除非内部人打开，否则任何人都攻不进来。大祭司完全不信林青霄的话，他说：“原来是龙族的人，有失远迎。但是巫族和龙族素无往来，林家主想要的人，我们恐怕没有。”洛寒能理解巫族人的戒备。 他们自称巫族，封闭山村，就是不想让外界知道他们是女娲后人。洛寒知道自己没有敌意，但是对于巫族人来说，恐怕并非如此。洛寒解释说：“贸然前来是我们的冒失，但是我们真的有要紧事。我们可以不进村，只要你们将人送出结界，我们这就离开。我们不会无的放矢。大祭司不妨想一想，最近你们族里是不是来了外人？” 而且隐隐有魔气缭绕。洛寒说完，怕巫族大祭司还不当回事又补充说：“事关巫族全族安危，请大祭司务必警醒，不要漏过任何一个外来之人。”大祭司本来对来人充满敌意，可是听到洛寒的话，大祭司微微愣怔，因为最近他们村里确实来了外人。他昨夜占卜时，掉出来的居然是大凶之卦，卦象上说。 我们某一次的善良，会给巫族带来灭顶之灾。莫非这些人说的是真的？大祭司惊疑不定，一时无法做出正确判断。洛寒目光随意从人群中一扫，竟然看到一个熟悉的人——云梦寒。洛寒实在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云梦寒，他猛地反应过来：“你就是那个被暗河带进来的人。” 暗河随机连接到魔界的地下河，难怪水中有魔气。洛寒突然想到，原文剧情中云梦寒也是认识巫族大祭司的，好像同样在云梦寒被伤得遍体鳞伤后，原文中两个血包，一个林清霄一个巫族大祭司，每次在女主受伤时，这两人就会出现，负责抚慰云梦寒受伤的心灵，治好她身上的伤痕。 云梦涵商议好，又颠颠跑回叶崇玉身边。前期是林清霄不断救云梦涵后期林清霄厌了、烦了，这个人变成巫族大祭司。洛涵记得剧情中，云梦涵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休养了一段时间，成功报复了叶崇玉。叶崇玉在外疯狂寻找云梦涵云梦涵安心享受大祭司的照顾。 后来，大祭司向云梦寒表白，云梦寒不接受，就连夜悄悄离开了。之后的剧情里，巫族大祭司还出现过，但是那个村子就没有再提起了。好像在某个角落，云梦寒话中曾一带而过，说对巫族村子有愧疚，也是因此，他才允许巫族大祭司一直待在离他最近的位置，引发一众男配的危机感。 那么，曾经救了云梦涵、收留无家可归的云梦涵，直至他伤好的村子，到底怎么样了？云梦涵突然被洛寒认出来后，一下子瑟缩起来。他并不想面对曾经的故人，尤其在现在这种情况下。云梦涵低头想要往后面跑，洛寒不能让他离开，立即说道：“云梦涵，魔界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。” 你从魔界流落到大荒，想来路上吃了不少苦。你亦是受害者，没有人会指责你，所以你有什么苦衷，尽可告诉我们。云梦涵身形停下，面露恍惚。苦衷，我的人生皆苦。这种痛苦，岂是你洛寒这种一出生就顺风顺水的天之娇女能懂的？ 云梦涵隐约认出来，洛寒身边的女子是凤凰族的公主。果然呢，贵族只会和贵族做朋友，他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拼。他都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但是一遇到那些高门贵女，就会被掠夺一空。明明他才是和叶崇玉相恋的人，但是素隐月就是敢不断的抢人。别人知道也只会说云梦涵是有心机的高攀女。 而无人指责素隐月，就连成婚后，他被素隐月逼到堕胎流产，甚至连心脏都要让给素隐月。外界的舆论依然在嘲笑他麻雀变不成凤凰，高攀不长久，活该他被打回原形。洛涵和素隐月并不一样，但是说白了，他们都是天生命好的那一波幸运儿。 云梦涵看到洛寒、风雨家，浑身都充满了别扭，更不想把自己的伤疤展露到这些人面前。云梦涵低着头说：“没有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云梦涵说着就往里面走，洛寒再一次叫住他：“虽然我不认同你的选择，但是我尊重你选择的权利。你想要怎么样生活都是你的自由，但是此刻。” 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人生，还事关大义。到底有没有其他人和你一起进来？未必是人，也可能是什么东西。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，请你看在六界生灵的份上，如实相告。云梦涵讽刺的笑了：“六界生灵，六界生灵，六界从来没有善待我，我凭什么要为六界生灵考虑？” 我掉在城楼上的时候，六界哪怕有一个人来救过我吗？云梦涵心底忽的涌出一股戾气，他被这股情绪左右，脱口而出：“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掉进来。”小离没想到云梦涵竟然和外面画一样的那些人认识。云梦涵说话的时候，小离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，一眼又一眼的偷看林青霄。 听到云梦涵的话，小离愣了一下。云姐姐，明明，小离。云梦涵猛地呵斥，高声压住了小离的话，并没有任何人。从头到尾，只有我一个人来到这里。小离被吓了一跳，讷讷地看着她。云梦涵说完，垂下脸，快步想要离开。她才走了两步，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你说谎。” 林清霄冷冷清清的声音从后面响起，云梦涵脚步变慢，本能停住了。林清霄抬眸扫了眼眼前的结界，淡漠地看向云梦涵。你在包庇他？你身上有魔神碎片的气息。我问你最后一次，他到底在哪里？”云梦涵悚然一惊，倏地转过身来：“魔神？”林清霄非常肯定。 魔神碎片就在结界内，因为，他体内也有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